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这个库尔斯克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是吧？曼施坦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插入苏军防线，矛头直指普罗霍洛夫卡这个小村儿，结果呢，在这儿。 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啊！其实这个对这一点啊，史学家是有很多争议的啊。很多文学作品呢，为了写的精彩，都是怎么热闹怎么来啊。我以前看那些杂志就说，当时双方啊一共投入了两千多辆坦克，但是现在最新研究呢，一般认为当时这场战斗规模远没有这么大。根据当时德军的战斗日志啊，七月十一号战斗爆发前。 党卫军第二装甲军一共只有二百九十四辆坦克，其中呢十五辆是虎式重型坦克，啊六十多吨是吧？八八炮，苏军这边就更乱了。战时的资料本来就不全，而且呢还把坦克和自行火炮放在一起统计，所以现在对苏联人投入到普罗霍洛夫卡的坦克数字也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有一些战斗经过，大家记载的倒都差不多。 其实德军这个时候只有少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大部分呢都是以前的三号和四号坦克，但是呢都做了一些改进，是吧？换上了这个威力更大的主炮。德这个苏军的主力呢还是特三十四的早期型号啊，装七十六毫米炮，性能呢跟改进过的四号坦克勉强持平，但是面对这个德国的这个虎豹就力不从心了。 虎式坦克的8八十八毫米炮和豹式坦克的七十五毫米长身管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啊，可以在这个特三十四射程外就开火啊，而且呢，他们的正面装甲呢，在当时基本上是无敌的啊，所以德国人把虎豹集中起来排在最前面，啊相当于矛头的尖儿，三号四号坦克呢跟在后边。 苏军第五集团军司令罗特米斯特洛夫大大高估了德国这边虎式、豹式坦克的数量，所以他认为苏联坦克兵唯一的机会就是开足马力冲到敌人坦克中间展开近身战斗。普罗霍罗夫卡村外边全是平原，没有任何掩护，所以呢，苏联人以极大的勇气发起了死亡冲锋。距离两千米的时候啊，虎豹坦克就开火了。 那时候坦克没有计算机，只能用人眼来瞄准。啊靠着超级优秀的光学瞄准镜，一辆豹式坦克在两千九百米的距离就击毁了一辆特三四。德国坦克炮威力很大，击穿特三四以后，经常能够把里边的弹药引爆，于是就会发生殉爆，能把坦克炮塔炸飞到天上去。 所以呢，有德国坦克兵开玩笑说特三四见了老虎啊脱帽又敬礼。玩笑归玩笑，实际的战斗非常残酷。苏联坦克为了快速冲锋，没有散开阵型，很多坦克挤在一起，结果一辆坦克被击毁，后面的坦克呢就经常撞到一起。而且苏联人有个坏习惯，喜欢让步兵啊都扒在坦克两侧，这样呢好在需要的时候下车战斗。 可是这些步兵完全没有防护啊，成了名副其实的肉包铁。一旦坦克被打中，从上面掉下来的步兵经常就会被后面的坦克碾过去，这个场面是惨不忍睹。不过尽管这样，在巨大的损失之后，还是有不少特三四冲进了德军的坦克群，于是就展开了零距离的坦克肉搏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再牛的炮，再厚的装甲都没毛用，拼的就是勇气和热血。很多苏军坦克炮弹打光了，就开足马力去撞击这个德国坦克。 坦克虽然看起来是一大铁疙瘩，其实非常脆弱，炮管啊、履带啊都容易损坏。而且德国坦克呢装的是汽油发动机，猛烈撞击之下特别容易熄火，一旦熄火就是废铁一堆。那坦克撞完了，是吧？坦克兵就下车进行枪战，连手枪都用上了，甚至还用匕首展开了白刃战。 这一天的天气阴云密布，下午呢还下了大暴雨，但是德国空军还是拼了老命的出动。这时候德国人呢，给容克八七、斯图卡和 HS- 幺二九两种攻击机都装了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可以呢轻松的打穿坦克薄弱的顶部，被飞行员亲切的称为“坦克开罐器”啊，说苏联的坦克呀。 跟罐头似的，那咔哧一下就开了。那苏联过来支援的两个坦克旅都被飞机拦住，战场上的形势就更不利了。一整天激烈战斗下来，苏联第五坦克装甲、苏联第五坦克集团军基本上就不剩什么坦克了。德国武装党卫军第二装甲军大约一共击毁了五百多辆坦克，自身损失呢不到一百辆。马图京只好命令所有的部队转入防御。 大家利用战斗间隙挖战壕，把坦克呢埋起来充当炮台，在布上无数的地雷。德军这边呢收获了一场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到头来也没能占领普罗霍洛夫卡村，也无力呢再发动进攻。战役进行到这时候，原计划的目标库尔斯克已经不可能达到了。 这时候雪上加霜的一件事发生了，什么呢？英美联军在意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岛登陆，蒙哥马利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和巴顿的美国第七集团军从东西两路上岛，迅速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之后就很有可能要登陆意大利本土。啊，七月十三号，希特勒急召曼施坦因、克鲁格和莫德尔这些人开会，啊，宣布呢要终止堡垒行动，把一部分部队呢调去意大利。啊。 克鲁格和莫德尔马上表示同意，反正我们中央集团军群这边啊打不赢了，还不如回来休养一下再说。但是曼施坦因强烈反对啊，说现在咱们艰苦，苏联人也是强弩之末，你再让我进攻十天啊，我就能拿下库尔斯克。讨论来讨论去，希特勒最后做了个折中的决定，堡垒行动还是得终止。不过呢，派给这个曼施坦因一点点增援部队，让曼施坦因呢再进攻一下看看啊。 可是这次一直战无不胜的曼施坦因错了，苏联人的后备力量出乎他的判断，啊，强大极了！继续进攻几次毫无收获。四天之后，希特勒耐心用完，下令全线转入防御。啊，到了七月二十三号，德军全部撤回了发起进攻前的阵地。 而这个时候的苏联人呐，恢复能力惊人。坦克被击毁几百辆，没关系，我这儿有的是啊。人死了好几万，没事儿，明天就补上。你们想撤，门儿也没有，哪能让你们踏踏实实的撤呀？库尔斯克北方的反攻率先开始，这回苏联人不用星星做外号了，行动被命名为库图佐夫啊，这可是当年打败了拿破仑的俄国第一名将。 罗克索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中央方面军联合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三方面军三路直扑奥廖尔，德军顽强抵抗，无奈这次制空权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而且呢还有一个法国志愿军组成的空军大队来帮忙。到了七月二十五号，意大利那边又出事了，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罢免。 这时候，意大利就很有可能会宣布投降，至少是退出战争。要是那样的话，德国可就是腹背受敌了。所以，希特勒同意了莫德尔的撤退请求，中央集团军群迅速后撤。八月五号，苏联占领了奥廖尔、库尔斯克北部，战斗就逐渐平息了。 南边战斗更激烈一点啊，朱可夫亲自挂帅，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九十万人的部队，于八月三号开始进攻，代号是卢缅采夫，这也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将。这一天凌晨，苏军万炮齐鸣，轰击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阵卡秋莎火箭炮齐射之后。 坦克部队发起冲锋，很快就突破了德军防线。四天时间就占领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后勤供应基地，缴获了大量物资。但是呢，苏军坦克冲得快，步兵就不行了。一边走还得一边清剿被包围的德军，慢慢的跟坦克部队拉开了间隙。 曼施坦因发现了这一点，趁着希特勒忙于搭救墨索里尼，没工夫管他，开始有条不紊的把部队撤到后方集结，准备反击啊！这要是希特勒在的话，肯定是不能允许的。瓦图京又一次犯二，又轻敌了，指挥部队一路向前突击，这次好不容易把曼施坦因打败了啊！一定要乘胜追击，最好能一气儿收复哈尔科夫，一雪之前在此失利的耻辱。 八月十一号，正在瓦图京美滋滋冲向哈尔科夫的时候，曼施坦因养足了精神，突然向苏军坦克部队侧翼发动进攻。此时，苏联坦克都在乘胜追击啊，各部之间非分布非常广，步兵、炮兵这些支援部队被远远的落在了后方，而且弹药、燃料都不足，再加上毫无准备。 哈尔科夫战役的悲剧又再次上演了。当天晚上，第一坦克集团军就被德军分割包围，一个坦克旅和一个坦克团被歼灭。朱可夫赶紧让瓦图京停止前进，但是为时已晚。又有一个坦克军被包围，战斗持续了一周，苏军坦克部队被重创。可惜曼施坦因手里兵马太少，无力扩大战果。 醒过味儿来的瓦图京重整旗鼓，凭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再次恢复进攻。曼施坦因只好撤回到哈尔科夫城内坚守。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八月二十三号，苏军终于再一次，也是最终一次收复了哈尔科夫。不过代价也不小。 库尔斯克战役的功勋部队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打下哈尔科夫之后，只剩下了不到五十辆坦克。曼施坦因率部撤到了第聂伯河，撤退路上呢，德国人实行焦土作战，破坏了所有的公路、铁路、桥梁，炸掉建筑，焚毁农作物，还用毒药污染了水源。至此，历时五十天的库尔斯克战役结束。 这一仗是德国人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最终呢以全面失败而收场。德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兵力不足，尤其是陷入拉锯战以后，双方后备力量的差距啊实在是太大了，实力不足，所以曼施坦因只能寄希望于出奇制胜。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打库尔斯克了，结果元首又为了二百多辆虎豹坦克。 耽误了俩月，这又把仗打成了德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攻坚战。结果预计目标无一达成，不仅没有占领库尔斯克，反而丢了奥廖尔和哈尔科夫，等于是苏军在库尔斯克南北两个方向各向前迈了一步，用另一种方式抹平了这种突出部。从此战略主动权就彻底属于苏联人这一边了。此前两年都是德军夏天大举进攻顺利。 然后在寒冷的冬天被苏军击退。这一回，苏联在哈尔科夫大败之后，还能在夏天战胜德国人，这对德国上上下下的打击呀都非常大。德军最终伤亡二十多万，损失坦克一千多辆，新式的虎式坦克、豹式坦克和斐迪南重型自行火炮都没能挽回败局，这让这个德国最精锐的装甲部队元气大伤。 科涅夫后来说：“库尔斯克战役是德国装甲兵这只天鹅临终前的哀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跟以前一样，苏联人为了胜利，依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红军阵亡二十五万，受伤六十多万，被击毁坦克自行火炮六千八百辆，被击落飞机两千多架啊！不过别忘了，这么大的损失，对此时的苏联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啊很快就得到了补充。 各级军官迅速成长啊，为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收复基辅憋足了劲儿。这可是之前六十六万苏军投降的耻辱之地啊！那么苏军能否顺利解放基辅？曼施坦因还能不能打出漂亮的反击？咱们下回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